课文二，去机场的路上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在去机场的路上。你已经到了吗？我下飞机了。你还有多长时间能到这儿？二十分钟就到。机场路。